锵锵三人行，广美到这儿，咱们就得说美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女人说还有个自己的仪态的不多了，是吗？嗯， <laughs> 这话得罪很多人呢。不会啊，我觉得现在女孩仪态越来越好了。啊？是吗？真的呀。 尤其现在一些那个十十六七岁，因为现在我身边好多朋友的女儿都长大了，我觉得哇塞，那个就是十六七岁就已经散发出那种很淑女的那种那种感觉。啊，那真是家里教养的好。是呀。是吗？嗯。哎，少见啊！咱们接触的圈子不一样。你要说十六七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反倒觉得。 这个九九零后啊，八零后，我不知道啊。当然，就是咱们对于这种一竿子打了、一打翻一船人的这个说法，都要特别小心啊。也去，但是我我我只能说我个人接触到的，嗯，我有一个印象，就是啊，我真想对这个女孩子，你朋友的就不是就说这个女儿辈的这个人说说，啊，我怎么发现现在这个一有一些女孩子啊，越来越不整洁了？你知道，她们就是啊，出门儿。 这个九零后的啊，哎，我是就是他这个卧室整洁的程度，你看我这一辈子，我我正好我是一面镜子，我从六零后的开始找起， <laughs> 六零后、七零后、八零后、九零，我看到就说这个整洁的程度，六零后。 到最乱的到九零后了，你连九零后的卧室你都看过了。啊，这朋友的女儿邀请我去看一下，有什么不行啊？哦，非常好。 <laughs> 接下来往零零后。对，不，是，哎，我就真想说啊，就是这个，他们出去还晓得化妆啊，打扮的漂亮，很小就知道化妆了。可是我真的就说，你到他们屋里看看，我的天哪，那个就跟爆炸了一样，那个乱呐！哎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事儿叫男女平等。 我觉得我小时候男的确实是我们比较糙一点、邋遢一点，可是我还是不太习惯。我觉得一个女孩子爱干净是一个很基本的事儿，可是很抱歉，我现在觉得部分吧、少数吧，这个八零后、九零后的女孩我说这个怎么变成？当然独生子女是不是家里那个那个屋里啊完全不收拾啊？你知道。 我不要跟你讲这个。我有一次走穴，就是就是 <laughs> 郭美美的那走穴啊， <laughs> 叫商商演吧。嗯，商演跟着一个现在的这个占岁数是八零后的一个女女女星，女星。然后那个有一个司机，就是到我那个房间，就跟我感慨，哎，就说，哎，窦老师，你这酒店都住酒店嘛？他说你这酒店房间倒比他那儿整齐的多。我说怎么？ 他说：“现在这个女孩子，他说你知道我一进他那个房间呢，他说这个，哎，怎么说？就说你知道男的要进来了，内裤啊，这胸罩啊，甚至是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纸啊，那个卫生纸啊，他个生理期，完全扔一床啊。他是说这些是明星，他他就说现在这个女女女孩子，他我我进了他那个屋啊，他说我都不敢抬眼睛。这个司机跟我讲。” 这司机是个是个是个是个大爷吧，就是他说我都不敢抬眼睛，不知道往哪看，就说他说怎么乱成这样？我现在就发现有些个这个年轻女孩啊，出去捯饬的那真叫好看，可是，在屋里怎么这个整洁？这个要问问广美了，是不是女的这样的情况比较多呢？ 就是我们刚才就是我跟你讨论的，就是我看到他们是他们出来之后的样子，在家里怎么样，我是真的不晓得。那至于你说那个女生的凌乱度哦，我觉得肯定会比男生要来凌乱的多。 因为女生的生活的用品需要需求品是比较多，就像我老公每次都说你真有本事啊，你就是到酒店里面就三天两夜的那个旅行，我可以摆满那一整个洗手台各种的生活用品，那貌似很乱，远远看貌似很乱，其实乱中有序，我都知道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你们那一代人呐是在这方面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。我的少年的记忆一般都是什么女同学最干净。 到女同学的寝室去，女对，甚至是女同学要到了我的寝室，恨不得你教她就帮我洗衣服，你知道吗？就会帮我去去整理，给我一个很温暖的印象。那是我对男女两性的一个最初的印象，但是这个印象在现在不存在了。我我我一直觉得是人有这么两类的测呃检查的一个标准，就是说，假如说你是要去参加一个晚会，你你在外面参加个晚会，你想一想。 你临走的时候，一般走之前总会在换各种各样的衣服啊，到最后一个时刻还在犹豫穿什么鞋啊什么。但是最后弄好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把房间理干净呢？还是就不理了？不会，回来再弄。女的大部分是这样啊，是不是啊？对，那就是那好像男女性别是有点关系，是有点关系。就是说我要是呃房间里是那么乱的，我我我走出去会很心不安的。就好像我到停车场，我的车要是停的很。 那个轮子是坏的，我一定会下来把那个轮子掰好。我我呀，我我小时候像像他，现在像你，就是我现在也是觉得就是，有的女孩子你就发现啊，她东西她不放回原来的地方，她没有这个习惯。呃，可是我还是要说，我对六零后、七零后女性的印象，她们是很整洁的，比我整洁。有有一个原因是，呃，现在私人空间多了。 以前六零七零的时候，可能根本没有自己一个房间，必须跟人家一起集体的。 所以你必须把自己收拾干净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是独生子女。对。我认为就是独生子女。独生子女呢，有很多卫生工作啊。对。家里的妈妈帮他做。对对。所以很多女孩没有倒垃圾这个习惯，她的垃圾倒进了垃圾桶啊，就假定这个垃圾桶是有洞的，就自己会消失的。对对对。哎，所以所以因为假定了，所以她永远就是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。所以所以，但是这跟人的性格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定律呢？我就我就说不清楚。 我被批评是有病，我到了旅馆呢，走之前呢，我要把被子弄弄好，他们就批评我说你神经病啊， <laughs> 那个旅馆还帮他被子弄弄好干什么？我就觉得好像这样会比较你知道吗？就是说过去，当然我也承认，有的时候啊，感觉咱们中华民族的妇女就是过去都是那种好像男孩子调皮捣蛋。 呃，这这个乱七八糟一些，女孩子扮演了某种奉献者的角色，对吧？过去好像都是这样，感觉女孩子跟在男人男男人后边帮着他这个收拾啊什么的。你可以讲这个男女不平等啊，可是我认为现在的有点有的这个小女孩，我觉得就像是假小子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那你就完全跟我小时候一样了。嗯，那我我搬到北京来之后，我听到一句话让我蛮震惊，就是说，不是说女孩要富养吗？ 嗯，你要富养他的话，你怎么还会要求？你其实我觉得富养里面可能还包含了一些比较放任啊、骄纵啊，就是你怎么会要叫他倒垃圾？你怎么会叫他倒垃圾？你怎么会叫他去叠被子？这些不都是应该是有阿姨阿姨做，没有阿姨就是爸爸妈妈做了。或者至少实在不行，男朋友。所以你看，这是这就说明我已经是老男人了。就在我对女性的审美当中啊，其实这是一个部分。就一个女孩再漂亮。 对吧？如果我到她的房间，我发现她是一个这么个乱七八糟的一个你是对农村妇女的要求。现在城市里的人私人空间越来越大，现在的女的她到到了旅馆里啊，她最 enjoy 的，哪怕住一天，就是把所有的行李都打开，然后第二天把所有的这些再收起来，整天就在倒腾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天哪， <laughs> 我真的不是女生了。 <laughs> 对对对。我就恨不得那个行李能不要动就不要动。对对对。 哦，不是，是一种，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呃整洁，就是呃那么就是就是，反正我过去觉得，你看就是我们大学女生宿舍，我就记得我们同级的，我到女生宿舍里去，比男生宿舍都干净，都整洁。就是宿舍是公众空间，现在你进掉了人家的私人空间，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私人空间跟公众空间分得清楚了，他出来不是照样水灵的非常整洁吗？ 他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不是还是很好吗？对所以，所以有时候难免怀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时候难免怀旧。我们可以这个看看啊，就说是呃，这个民国的民国，现在网上出现很多民国的女性，哎，看看他们这个这个美风仪啊，这个风仪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哎，据说呢，这是陆小曼，但是实际上呢，认错了。 <laughs> 你知道现在啊，这网上很多民国的著名女性的照片，其实大家认错了。这。 这这不是陆小曼，你知道吗？呃，人家有人说了，陆小曼哪儿会像这么一个脂粉交际花呢？谁是陆小曼呢？你看下边，这是陆小曼。嗯，那文艺青年。哎，当然，陆小曼也有她的老年。你再看，双枪老太婆。嗯，这这也是陆小曼，这是真的，她老了就是这没办法。然后你再看下边，嗯。 这个有人说是孟小冬，其实据说也是认错了。你再看下边，这个也有人说是孟小冬，在网上都有人这下边打字幕说这是孟小冬。其实谁是孟小冬呢？你看下边跟梅兰芳合影的这个是挺漂亮的，啊是是是是，真人总是更有气质嘛。来，你再看下边，啊没有了没有了，我们就去广告吧。你比如说，你看咱们这些民国女性，我总假想。 每当我看到宋庆龄，我就会觉得她的屋里肯定是整洁的。当然我不知道 <laughs> 这事儿，孙中山才清楚。对，就算整洁的也是别人收拾的，是吧？我我还会觉得，即便是有别人收拾的，但是她自己的要求，他她是要求她的这个内居室应该是整洁的。说实在的，这就是我对女性的审美特征之一。我我想象的。 可能我这个想象不符合时代，但是我想象的一个美好的女性，她总是她的寝室啊是整洁的。你说我错了吗？嗯，你没有错，但是我觉得你太严格了。你知道，我觉得那种生活的那种气息啊，有时候家里面的那种那种所谓一点点小小的那种乱的那个感觉，其实是一种温馨的感觉。但那不能胸罩扔到地板上去，就是说。 那分型，那不是他是有，对他有些凌乱。你讲的那种镜头比较像好莱坞电影里面那种，那个不时天雷对什么什么不时天雷勾动地火。不这个主要从星座上来讲，他呢比较靠近处女座，啊，所以呢稍微有点洁癖。我我我我我同意他的观感。我另外有个朋友，扎建英的老公啊更有意思。我们到他家里去 party 啊，他家里没有沙发的。 就是全部地毯一面就是呃芝加哥的那个湖的湖景，然后放了几十个 cushion，几十个各种各样的垫子，我们做完了以后，啊，我们还没走啊，我们只是在中间再调节一下座位，他就会把这些垫子啊，哎呀，按照他原来。 哎，看上去是凌乱的，可是他会把它给去放好，去放好。他忍不住看到你这个垫子被你坐过了以后，他他现在反倒是男人越变越是往这个方向去了。Ben l e b e n l e 就沙建英的老公。所以，所以我们当时就说他洁癖，洁癖，这些洁癖。他，你这个垫子这这挪了位置了，他不舒服，他给他放好，几十个，几十个。这是一种病了吧？ 啊，这是一种病，这这这这会呃一种强迫症，啊，呃这这会会会到一种强迫症。其实我我刚才为什么这样讲哦？其实我告诉你， <laughs> 我我也有我我也是上升处女哦，所以我觉得我也有一点点强迫症。就是我的家里面我是有会客就是宴客的位置跟我自己生活的位置，那可能就是说我。 客人来的那个地方，当然是那种整整齐齐，垫子那个什么颜色放什么地方，什么位大什么尺寸放什么地方。就后来我发现，有些朋友来家里面的时候，平常觉得好像特特哥们儿、特特姐们儿那种，到我们家就特别拘束。他后来就跟我讲说。 我觉得你们家像样品屋， <laughs> 所以我我对像样板 <laughs> 像样板房，他就说啊你们家那样，我我都不好那个地毯，我都不好意思用力踩下去。我说地毯不是给你踩的吗？他我就不忍心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就是说我们自己觉得啊，我要用一个最棒的环境来招待我的客人的时候，但我的客人反而觉得不自在。哎，我那时候就把他拉到我自己的起居室去的时候，哎，人就那个斜着躺啊，横着坐啊，脚就翘起来了。 那个下午就变得特别开心，所以就是说我我就说你你你你可以做这个要求，但是不能过度的严苛。对，但是我认为就是你你对美和舒适的追求，嗯，和你乱七八糟失控那是两回事儿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对男人来说呢，很关键的一条就是书房，这个很多人讨论过，有很多人呢书房以乱出名。 就是你进去，你看有，因为你要有有些纪录片也拍拍很多人的书房，有的人的书房就是啊到处堆的，有时候不合的地方。毛主席书房最出名了，床上就有很多书，对吧？但是也有的人是整整齐齐，就整整齐齐。这个我是一直是以前一直是到处堆的，我觉得这到处堆就显得有学问嘛。对。后来就发现鲁迅说，鲁迅非常干净的。 呃，钱钟书哈，钱钟书是没有藏书的，啊， <laughs> 他他他这没有没有书柜的，什么都在脑子里的。鲁迅是，就是说，我这个这个男人的书房，那个是余光中还是谁说？的？就是性格全部在男人的书房。对，男人的书房，女人的卧室不是女人的卫生间或女人的化妆间，嗯，对吧？嗯，但是哎，这反映人生态度的。对，反映态度的，真的，你你不是说招待别人，你怎么招待自己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 哎，我觉得这个女女性，这这有一个问题，咱们可以讨论啊。女性要需不需要有一种风范？就是你看，咱们过去讲过，台湾女的现在一看就知道台湾女的，台湾女的还有个范儿，对吧？这个，但是我们大陆呢，因为人口众多呀，地域复杂，而且呢，经过了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革命年代以后啊，因为在革命年代啊是去性别化的。 就不讲女性应该怎么怎么样的，这这都跟男的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现在呢，女的又可以穿的很漂亮，可是仍然有人说啊，就是大陆的这个至少部分女性找不着自己的范儿，就你说她是个什么范儿？她没范儿。这没范儿呢也有两说啊，一说呢，大陆的妇女是真的人性解放了。 他没有什么规定，凭什么？凭什么女的要让你们觉得如沐春风呢？凭什么女的要让你们觉得多舒服？哎，什么什么静若处子，或者说，那什么呃什么什么，哎，娟秀就不让你干。啊，对，凭什么非得用这种美学来要求我们女性呢？我认为这个道理你也可以这么讲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你觉得女性要不要有一个与男人不同的仪态？ 呃，如果你去美国或者去欧洲旅行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大陆女生的风范是一望而知的。怎么说？哎，就是你一下子就在很多很多人群里，你一下就可以认得出这是大陆来的游客。 <laughs> 有大陆来的人，就是来玩的人，就是说跟台湾的不一样，跟香港也有点不一样， <laughs> 就是所以你说没有风范，我觉得是非常有风范的。 这个风范只是你在这里，在庐山呢，只缘身在此山中啊，你不大辨别。你到了外面看的话，很清楚的，他有他的风范。而且你这种南北跑的人，我真的觉得像你说那个内地的南方的女孩、广州的女孩、上海的女孩、北京的女孩、那个东北的女孩，我觉得那个各自的范儿非常的，都不用说话，你一看你就知道了。 怎么会没有范儿呢？但那个范儿美不美呢？ <laughs> 那就看你美不美呢。他的意思是要不要有这个美，要不要有个客观标准啊？OK，他他大概这个意思。我再给你看一组，我再给你看一组，咱们这个他的标准旧旧时代，不是我的标准啊，旧时代的。你看这是过去上海开的一个会，这里边有一些夫人，你看他们夫人就是这么一个德行，然后你去看德行。 <laughs> 对但是这这美德的德行啊，你再看下边，你看这个。 哎，这是那个时候的一位美女，嗯，很显然像是某国民党高官的二奶是吗？这个这个这个也是个有名的女性，你看，哎，你瞧，这是林徽因，嗯，哎，这个林徽因这么有点像像林青霞，嗯，的，你再看，这是阮玲玉，当然这么有范儿的她也活不下去，自己自杀了。然后你再看下边，这个，哎呦，这是谁呀？嗯，管她是谁呢，反正就那个时候的人。 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是夏梦哦，刚才那好像是不是上官云珠？我记不清了啊。这是夏梦，你再看，哎，这是谁来着？赵四小姐，赵四小姐，张良那个。哎，不是说我们拿出一些美女就说她脸长得好看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你觉不觉得她站在那里啊？她有一种什么东西？ 呃，让我觉得安静的东西。OK，安静这个东西，我刚才正要跟你讲，就是我最近呢不小心捡回一个我的大学同学，就是在在路上不期而遇。然后呢，我们昨天下午就约了聊天，喝了下午茶，聊了好久好久。我们因为他也是满世界乱跑的那种人，然后我是两岸三地都住过了。后来我们就在讨论这个台湾女孩的问题，因为她也是台湾人。我觉得台湾女人，我觉得你刚才讲到说这个安静的气质，我就觉得呢。 其实台湾女孩某程度上就是可能去到我这个年纪，压抑，啊，我觉得是有那种，就是我我一直以前常讲，我觉得台湾女人有一种这个油麻菜籽的这种，好像宿命，就觉得自己就是应该是一个油麻菜籽。你听过蔡琴的那首歌吗？ 什么？你有机会你去听一听那个歌词的内容，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这一代，可能甚至于比我更我母亲那一代人的那种女人的那种写照，就是女人就是一个油麻菜籽，她就是理所当然她要吞下所有的苦难，就是什么东西来了你就要受，不管是你来自你那个婆婆的、你上辈的、你你的孩子的、你所有的苦，你要一个人受，你不可以那个就是。 你要安安静所以我觉得你你讲的那种美态、那种美感，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点那种压抑？有的，你说的对，就是他台湾这种，你喜欢对不对？呃，父权社会下，对，我不知道美是有代价的，我不知道该喜欢什么。 <laughs> 可是可是我又这么说了啊，任何的某种仪态都含有某种压抑在内。你比如英国的 gentleman，嗯，他压抑啊，对，gentleman 就绅绅士，绅士你知道要装成那样。 装到血液里，为什么英国绅士最爱玩那个 S M？你知道吗？好真的吗？就那个，不是日本最喜欢玩吗？他不是很多英国绅士啊，他就是他那样，他很压抑，他必须在 S M 当中。哎呀，我是你的狗啊，主人，超过两鞭子我才舒服。然后第二天他神清气爽去装 gentleman，你知道吗？我我看有他的我看唐顿。 庄园呢，最同情那个男主人了。嗯，每天在家里没事做，穿的西装笔挺，每天 <laughs> 没事做，他已经没地位了，还穿的那么那么样，保持那个范儿。你说的很对，就不舒服本身，就是叫忍受不舒服的这个这个这个程度啊。现代人和古典人有很大的区别。我跟你讲，我我我老想给你们看一张照片，在夏威夷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 我住的是一家一百多年历史的老酒店，他的老酒店就挂着照片，我一看就说这是一百年前酒店的创办人，这些 gentlemen 和侍女他们在海滩上黑白照片，因为我知道是夏威夷啊，全是那个江令的领子啊，那个打着领结呀，这是说他们下午在海滩上的一个什么活动，一下午，我的天，我简直不知道他们怎么活下来的，嗯，这是，你就这么，这是就是说。 人，你不包包包括现代的人穿衣服也是这样，人是就是就是说，那天谁呀？我的一个朋友讲，就说呃，你的身体对于衣服的这个痛苦的承受能力啊，其实现在是越来越降低了。嗯。过去为了美啊，这个绅士穿的这个是很不舒适的，但是那个时候人们都这么穿，你就不会不舒服，对吗？还有女人的束腰，你忘了？啊，对，那种那种束腰，你对你某种程度上你说中国缠小脚不好。 对吧？可是西欧的女的把腰勒成那样，喘不过气来，那就不压抑了。但是你的高跟鞋是不是自残呢？但是另外一点，你还要考虑，刚才那些美女啊，这个照片拍那个选美是摄影师啊，你知道，其实他们也可能有放松的时候，她也可能有别样的表情。嗯，但摄影师按照他那个规范，挑选出这样的一个风范。 也许你更留恋的是那一种，就是社会流行的那一种眼光，是不是？摄影师拍出来的。对，我不但是广美也经常照照相，广美什么时候我都觉得挺得体的，挺舒服的。咱们什么场合？不得体的时候不让他。